夫有责啦，啊，九黎国家生死以啊，起因祸福被吹之呢佢怼翻个过去头咯。这个我们以后呢，对这个临政的问题呢，啊，这个我个人意见啊，嗯，呃是有看法的，嗯，不过呢，既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， <laughs> 你知道这个中美啊这个层次啊，就说句实话，嗯，我们也不能退。

这个呢是香港这些什么林正，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什么戴眼镜那个李什么超，李什么超， <laughs> 李家超，李国超还是什么李家超？还有那个胖胖那个什么郑什么华， <laughs> 他们就没有你这水平。说实在，因为他们这班人，如果他们有这个水平，我们现在就不会这么。点解？他们两李家超、郑玉华，他们唔唔知道呢个香港嘅历史。

这个，他就叫我给你敲个话啊， <laughs> 叫您放心啊。这个孟雄是爱国爱港的 <laughs> 啊，他这个炮呢，有时候呢，这个啊，好像乱放，可是是为国家好。 <laughs> 不过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是不是应该这个事情？我我认为啊，你关起门来，你私下。 向林正反映一下，向李那个什么超啊，什么那个什么超， <laughs> 瞎说，你这公开这样，可能有些被动。唔系啊，我前两个月嘅时候已经喺我嗰个木啊木红老师有嘢讲嘅视频咧，就话帮林郑补上一堂历史课，就将里边嚟讲咧，即系汉之时期。